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三百一十集。过了一会儿，洛寒停下来歇手，他往后翻了翻，绝望的发现他只抄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样子。洛寒立马瘫倒，说：“手 <laughs> 好累，我不想抄了。” 不是他矫情，而是这种毫无意义、完全流于形式的重复性劳动，到底有什么坚持的必要？林清霄其实也觉得无聊，可是仙界规矩繁琐，风气保守，难免会留下来一些顽固老古董。林清霄处理了这么久的公文，已经习惯了。可是洛寒不习惯握毛笔，写东西的速度也不如他快。 林清霄握起洛寒的手，揉了揉他的指尖，说：“手痛的话就算了吧。”可是这些祭词，我帮你写。邹继白在外面听到，牙都要酸掉了，他忍不住想翻白眼儿。哼，也不知道早朝上不苟言笑，要求全天宫严格守时，进军训练只差一丁点就不合格的天帝到底是谁？也太双标了吧！那你的呢？ 若是两份字迹一样，礼部难免要说道。你今日本就有许多折子要批，还是算了吧。无妨，我的那份让邹继白去抄，反正根本没人看，换个人也无妨。邹继白站在外面已经完全震惊了。你林青霄帮洛寒抄东西，你的那份就让我抄，我又做错了什么呀？为什么最终受伤害的人是我呀？洛寒一想也行。 他将痛苦转移到别人身上后，马上就快乐了。他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可以下班了。洛寒靠在桌边，静静看着林青霄批复奏折。阳光从窗户中照入，将立正殿烘托得高大辉煌。林青霄静坐在桌案前，垂眼写字，笔杆上的影子在纸上一跳一跃。洛寒有一搭没一搭地按着影子玩 过了一会儿，他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啊，有点困，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，在寝殿等你。”言外之意，他要溜了，不陪林青霄加班了。林青霄无奈的看了洛寒一眼，说：“好吧，回去好生休息，若想去哪里，来跟我说。”洛寒嗯嗯点头。他出门时看到邹继白，发现邹继白一脸扭曲。 洛寒咦了一声，关心地问：“嗯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看起来表情很奇怪？”邹继白强绷着脸，含泪说：“没事。”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他只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，还能怎么办呢？洛寒带着他的快乐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邹继白才站到门口，抱拳说：“陛下，进。” 林青霄放下笔，看着邹继白问：“百花大典布置的如何了？”邹继白素着脸说道：“会场已经大致完工，卑职带着人里里外外检查了两次，一切如常。”林青霄轻轻点头。百花大典不是一个重要典礼，但是一百年一次，事关农桑，备受一些老学究推崇。这种典礼，林青霄实在见过太多了。 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只要顺顺当当落幕就好。要不然，林清霄又要受到很多老学究痛哭流涕的上表奏折。他即便处理公务快，也不想凭空给自己增添工作量，尤其他现在还是个有家室的人。林清霄说：“你多盯着些，不必有太多花样，中规中矩即可。”邹继白抱拳，朗声应道：“是。” 林清霄说着，将桌案上一本奏折扶起，飞到邹继白面前说：“这个月进军训练记录有好几处语言不详回去重写。另外，新兵训练章程现在还没拟好。”邹继白接住奏折，背后冷汗都要流下来了。果然，洛寒在和不在，林清霄完全就是两个状态。 现在这个严苛、冰冷、强势的人，才是他们认知中的天地陛下。邹继白肃立道：“属下失职，卑哲这就回去催。”林青霄脸色冷淡说道：“最迟明日午时将章程和名单送上来。另外，这是前几次百花大典的祭祀你大概挑几段抄完，至少不要让礼部看出来是照搬的。明日随着训练章程一同递去了。 邹继白眼睛都瞪大了，什么？明天午时？林青霄说完后，见邹继白不应，眉梢轻轻一动，怎么？有问题？啊？呃，没有。邹继白一个机灵，立刻站直，应道：“属下必不辱命。”邹继白走出立正殿后，谢志正趴在台阶上晒太阳。谢志看见他，慢悠悠开口：“你怎么了？” 为什么看起来不高兴？邹继白沉痛摇头：“没事，让我一个人静静就好。年轻人不要有太多愁绪，活得开心最重要了。”谢志悠哉悠哉地开解年轻人：“人要知足常乐，你已经是禁卫军统领了，还有什么不顺心的？不要像陛下一样，年纪轻轻，活得比我都死板。” 你看，像我这样晒晒太阳，像洛寒一样吃吃喝喝，多好！邹继白无言以对，唯有深深叹气。唉，对，你们说的都对。天宫的一个吉祥物，用另一个吉祥物举例子，还问邹继白：“你为什么不能像吉祥物一样快乐？”邹继白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洛寒离开后。 林清霄处理公务的速度明显变快，以前还不觉得，自从成婚后，林清霄才发觉天宫的政务怎么这么多，尤其是天色将暗和快到饭点时，这个感觉尤其明显。林清霄先挑着要紧的折子批复完，让侍者一一下发到各部门，若是有问题暂且留着，他自己则立即赶往寝殿。他回来陪洛寒用晚膳。 可是等林青霄回宫后，却发现寝殿里安安静静。林青霄叫住一个侍女，问：“天后呢？”今日有云笑天后带着仙娥们去看云了。林青霄沉默，过了一会儿问：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未时。侍女看林青霄脸色不好，低声说：“啊，天后本来想等陛下的。” 但是见陛下迟迟没有回来，就和女仙们走了。林青霄心情难以言喻，他身为天帝，在罗涵这里实在是毫无地位可言，他的优先度甚至还比不过一群女仙。洛涵在浮云台看云笑这是三清天奇观之一。在浮云台这个位置，气流变化，崖口收紧，云层流过这里时会堆叠。 像海啸一样卷起万丈浪潮，呼啸而过，又猛地倾泻而下，十分壮观。尤其是有晚霞时，云层染上霞光，流动时色彩变化诡谲，五颜六色，非常漂亮。已经慢慢到了日落时分，云霄也到了最壮观的时候。一群年轻活泼的仙娥围在洛涵身边，叽叽喳喳，笑语不断。 他们年纪还不大，平时在林清霄面前个个端庄老成，可是等离开玉清宫后，即便是最不苟言笑的侍女，都忍不住露出欢快之色。有活跃的仙娥要去云海中采光，云霄中的流光最为漂亮，若是知道裙子里，不知道要惹多少女仙艳羡。浮云台的色彩变换最好看，但是同样的。 在这里采集霞光也最危险，云霄中气浪极大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击落云层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云层下流速快，罡风猛烈，若是自身修为和护身气罩不够硬，恐怕就要出人命了。这也是浮云台霞光最为稀缺的原因。若是有上仙在，自然可以在云霄中全身而退。 可是，都到了上限这个层次，谁会屈尊于贵来浮云台帮女子采集霞光呢？往常仙娥们也是不敢的。她们虽然喜欢美丽的裙子，可是自己的命更重要。但如今有洛寒在，那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